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啊，咱们说日美莱特湾大海战啊，以日本联合舰队的惨败而告终。这么一来呢，美国这边麦克阿瑟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去进攻菲律宾了。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美国飞机就开始轰炸吕宋岛啊。转过来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九号。 美军四个师在第七舰队掩护下登陆吕宋岛，期间呢又有这个大批神风特工队的飞机过来，击沉了几艘美国军舰，但是对局面没有什么影响。一月二十九号和一月三十一号，麦克阿瑟又派两支部队登陆吕宋，三路夹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双方激战二十多天，到了二月二十三号，美军占领了马尼拉。 山下奉文带着十万残兵败将退到山里去打游击，直到战争结束才出来投降。山下作为战犯，在马尼拉被审判，最后判处绞刑，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解放菲律宾是太平洋战场上规模最大也最惨烈的一场登陆战，日军将近三十万守军，最后活着投降的呢只有不到七万，大部分人呢是因为补给断绝。 被饿死啊，还有就病死的。美国人这边伤亡将近五万，十七艘舰船被神风特工队的飞机撞沉啊。那么这个一场这么大规模的战役，咱们为什么就讲的这么简略呢？就是因为这仗啊，在军事上实在没什么太大意义。日本海战失败，菲律宾的陆军呢就断绝了后援啊，战败呢就没有这个任何悬念了啊。但是菲律宾之战。 政治意义是有的。真要把几十万这个日本兵啊封锁在这儿啊，就是你跳过去不不管他了，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再搞几场大屠杀。菲律宾被解放啊，美国人制定的两路出击计划胜利完成。下一步该打哪儿？陆海军之间呢就又争论起来了啊。陆军这边麦克阿瑟说：“咱们从这个菲律宾继续北上，先占领台湾岛，或者呢在中国大陆登陆。” 这样的话呢，陆军就可以发挥作用了。海军当然不同意啊，说日本就是个岛国，咱们绕到中国大陆，再绕回日本，你有病啊，没意义啊！啊，这次呢，罗斯福总统支持了海军啊。这里边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进攻台湾岛或者进攻中国大陆死人太多啊。那下一步打哪儿？大家一商量，把目标就对准了硫磺列岛。 硫磺列岛呢，也叫这个火山列岛啊，由三个火山岛组成，其中最大的硫磺岛面积只有二十平方公里。它的位置呢，在马里亚纳群岛以北，日本本土东南方向，离东京有一千公里。占领塞班岛之后，美国的 B 二十九重轰炸机已经可以轰炸日本本土了，但是战斗机飞不了这么远啊。日本人呢，可以从硫磺岛上给本土发警报。 更有甚者，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批日本零战还从这个硫磺岛起飞，突袭了塞班岛。美国人由于疏忽大意，啊，居然有十一架 B-29 被击毁。这样一来，就把打硫磺岛提上个日程。如果能占领硫磺岛，就可以给战斗机修一个基地，从这儿起飞给轰炸机护航，啊，所以说干就干。 从四四年十二月开始，美国飞机几乎每天都来轰炸硫磺岛，活活炸了两个多月。这次登陆的指挥官还是咆哮的疯子霍兰史密斯中将，他对于登陆岛屿已经是老油条了啊！登陆之前几天呢，他先派这个几艘登陆艇假装登陆，啊，岛上的日本炮兵一看，哟，赶紧开炮，啊，命中了几条，还没来得及欢呼。 美军战列舰的炮弹就飞过来了，那小日本的重炮阵地直接就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啊！原来呢，在小日本炮兵阵地上边啊，一直有美国侦察机盯着，就等着你们开炮暴露目标。又经过了几天集中轰炸，岛上每平方公里地面平均落弹是一千二百吨。二月十九号天一亮啊，美国登陆艇呢就在海面转圈，让小日本摸不清什么时候登陆。 早上九点，几百艘登陆艇突然登陆，把两个师的海军陆战队送到了岸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可能在晚上发起反击，正想着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夜战啊，没想到这次小日本白天就突然发起了进攻。刚登陆的美国兵毫无准备，当时被打死五百多人，利用人数优势才勉强站稳脚跟儿。 阵亡的人里啊，有一位这个约翰·巴西隆军事，这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位传奇人物啊，他是二战当中唯一一位同时获得荣誉勋章和海军十字勋章的人，是吧？荣誉勋章由国会颁布。 是这个最高级的这个勋章，从那个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设立到现在，一共只有三千多人获得。二战的时候是四百多人获得。海军十字勋章是这军种的最高勋章啊！想当年瓜岛亨德森战役的时候，他带领两个机枪小队。 面对将近三千人的这个日军进攻，生生抵抗了两天，最后带着两个同伴撤了回去。他这个用重机枪射击日军，因为那个重机枪呢是水冷式重机枪啊，所以他这个这套筒啊非常热啊。到后来他这重机枪枪架呢坏了，他就拿手抱着这个套筒射击。这么干是可以的，但是手上必须要戴石棉手套啊，以免这个。 把手烫伤，他没戴石棉手套，来不及找了，就这么抱着这水冷式机枪射击，这手啊被烫到这个能看见白骨，这么厉害啊！被称为一人军，他一个人就干死那么多日本兵，所以回国之后，巴西龙被当作大英雄大肆宣传，到全国呢各地游行啊，就是实际上是做这个美国军方的形象代言人，干嘛呢？卖国债啊！你们看我们这样的英雄啊，来推广这战争公债，你得买这个。 但是呢，巴西龙一直要求回前线。我的战友还在前线浴血奋战呢，是吧？我每天好家伙，飞机来飞机去，红地毯啊，万人集会，群众尖叫，这我受不了啊！哎，我我不干这事儿，一直要求回前线，多次被这个长官驳回啊。有你在这，国债好卖嘛？你在这儿作用更大啊。说要不你就当教官去吧。那教官他也不愿意去。那我必须要回前线，跟我的战友们在一起。长官熬不住，同意他这个。 回去啊！硫磺岛登陆前半年，巴西龙刚刚完婚。按照巴西龙的那个身份啊，那时候是有名有利，娶个好莱坞明星都没问题，是吧？也确实有很多上流社会的名门淑女追他，但是他只找了一个普通的海军护士结婚。这个硫磺岛登陆前半年，结完婚、度完蜜月，直接回前线，还是当机枪小队长啊！第一批登陆硫磺岛。 登陆以后，日军反击，是吧？巴西龙单枪匹马用手榴弹炸毁了几个日军攻势，是吧？然后呢，冒着猛烈的炮火，指引一辆坦克开出雷区。在这个时候，一发炮弹飞来，巴西龙当场牺牲，啊！这么重要的一个民族英雄，壮烈殉国啊！然后他的遗孀呢，也就终身未嫁，啊，就没再婚，一直活了八十九岁。 那说美国人不是也没少打登陆战吗？啊，怎么这一下就被打得这么惨呢？这就得说说硫磺岛的日本首相莅林中道。 栗林中道中将五十三岁啊，他跟那个日本陆军那些好战分子最大的区别啊，人家是见过世面、喝过洋墨水的啊。年轻的时候跟山本一样，当过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趁这机会呢，在美国到处周游，还在哈佛大学呢进修过啊。对美国的这个国力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也是坚决反对对美开战。可惜战端一起，就由不得他了啊！一年前。 他被调到硫磺岛任守备部队司令，他一上任就做了长期抵抗的打算，修筑了大量坑道据点。硫磺岛有个优势啊，就是这个火山灰制成的混凝土啊，质量特别好，做成工事呢特别抗炸，所以美军几个月的轰炸效果其实很一般啊。另外呢，莅林还天天给岛上的官兵上课，教育大家呢要怎么打仗。 严禁万岁冲锋啊！说每个人都得杀死十个美军才允许去死啊！这些措施呢，就大大提升了硫磺岛守军的战斗力。到美军登陆的时候，岛上的守军已经有了两万三千人，食品储备足够两个半月。面对这么多人啊，和莅林这样一位智勇双全的指挥官，美国人一登陆啊，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大家都知道，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第二天，美军缓过劲儿来，开始进攻折波山和圆山啊，这是岛上的两个制高点。折波山的战斗异常艰苦，日本人通过大量暗堡死守，美军也不客气，每个班都配备一个火焰喷射器，看见什么可疑的地方，先喷一顿再说啊。好多人呢，这个对火焰喷射器有个误解啊，觉得它是用火呀把人烧死了，其实不是。 啊，这个火焰喷射器喷出来的是凝固的汽油啊，在对付碉堡这种封闭空间的时候，一片着了火的汽油喷进来，是吧？一瞬间就能把氧气燃尽，里边的人呐往往还来不及跑就窒息而死啊。当然，这个死状是极惨的，是吧？据说后来打扫战场的美军也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到了那天晚上。 折钵山守备队队长后地大佐战死。到了二十一号，美军的后备队第三陆战师登陆。他们刚刚从这个船上下来，啊，三十多架神风自杀飞机从天而降，啊，萨拉托加号航母第一个中了彩，不过呢，还是被损管人员抢救了过来。啊，护航航母匹斯麦海号被一架自杀飞机直接撞进了机库，引发弹药库爆炸，沉没。 折钵山上新上来的陆战三师还带了很多黄磷弹呢，往那个碉堡的射击孔附近呢一扔，燃烧的黄磷呢就能把里边的人呛得鼻涕眼泪一起流，一不留神被黄磷粘到身上，火苗还扑不灭。就这样还是没有日本兵投降啊！最后美军只好拿整桶的汽油往地堡里灌，把所有的人一起烧成灰烬。这样又打了一天。 二月二十三号早上，第五陆战师的士兵终于在折钵山山顶升起了新条旗，这大大鼓舞了士气。一个叫罗森塔尔的随军记者看到以后，不顾危险跑上了山顶。可是呢，这个时候这个旗子已经插好了，是吧？于是呢，他联系这个部陆战队的长官，专门派一艘登陆舰把一面更大的国旗送上来。几个士兵呢一起竖旗子的时候，罗森塔尔拍下那张著名的硫磺岛升旗照片。 后来呢，这张照片就成了美国精神的象征，无数雕塑、绘画、影视作品都是以它为原型创作的啊！特别是今天，你看这个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外边就有这面巨大的这个雕塑啊，就是真人比例放大的海军陆战队的纪念碑，也是海军陆战队博物馆的标志，是吧？那当时正在这个军舰上观战的。 这个海军部长弗雷斯特看到德伯山山顶飘扬的国旗，非常激动啊，说这面国旗意味着海军陆战队此后五百年的荣誉啊！军舰上的水兵看到国旗也是欢声雷动。德伯山被占领之后，美军开始集中兵力进攻元山。 莅林的指挥部就在这儿啊，所以呢，战斗异常激烈。日本人用二十多辆坦克防守原山机场，好在呢，美军这个时候也有不少坦克上个岛啊。那日本那个小破坦克，在美国 M 四坦克面前，那基本上就是玩具一样。 经过激战，这个机场被占领，然后呢，工兵马上开始修复啊。日本人在原山上呢修了密如蚁穴的地堡和纵横交错的坑道网，抵抗是越来越顽强。美军平均一个小时只能前进十米，大量血腥惨烈的报道发回国内，啊，好多民众强烈要求使用毒气弹，啊，其实美日两国呀都没有签署日内瓦公约，啊，按说呢可以用毒气弹。 而且呢，对付坑道、毒气弹，其实这个更有效。说实话，也更仁慈啊。但是罗斯福总统和尼米兹将军最后还是拒绝了。后来，尼米兹在回忆录里啊，也觉得后悔，因为这个人道主义的想法又多牺牲了好多士兵。三月四号，一架轰炸东京后受伤的 B 二十九轰炸机紧急降落在这儿啊。这个时候，原山上的仗啊还没有打完。 眼看美国这边已经开始起降飞机了，啊，利林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手下的部队现在死伤过半，弹药也不多了。啊，三月七号，美军发起了总攻，突破了日军防线。利林动用一千多人在夜里悄悄渗透，啊，结果被发现，美军的照明弹立刻把黑夜照得跟白天一样，一千多人几乎全部战死。又打了两天，美军已经推进到利林指挥部附近。 不过，抵抗依然惨烈。陆战五师的伤亡达到了四分之三，师部的文书和司机都投入了战斗。美国人找来两个战俘，给了他们好多干粮，还给了一部报话机，让他们呢给莅林带去一封劝降信。信中先对他的英勇表示了尊敬，然后劝他投降。啊，结果呢，这个这封信呢也是石沉大海。不过，这两个战俘被美国人感动啊，居然待在日军防线里，用报话机给美军指引目标。 到了三月十六号，美军宣布占领硫磺岛。这天晚上，栗林命令烧毁军旗，向东京大本营发出诀别电。啊，说面对优势敌人，卑职已经竭尽全力，现在险要尽失，卑职万分抱歉。啊，又过了一周，这个栗林终于凑齐了岛上还能走的日本兵，在三月二十六号凌晨，亲自率领三百多人向二号机场发动了最后的进攻。 美国人这个时候已经宣布占领硫磺岛十天了，完全没有戒备，好多人呐在睡梦中就被打死了。醒过味儿来以后，美军调集大批人马围堵莅林这几百人，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这个夜战啊，这帮人呢全部被歼灭。莅林中道在冲锋前啊，把军衔领章扯掉了啊。有人说他阵亡了，也有人说呢他剖腹自杀。 所以，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尸体。原计划五天占领的硫磺岛，最终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美军付出了将近七千人阵亡、两万多人受伤的巨大代价。这也是唯一一次美军伤亡超过日军的岛屿争夺战。不过，有了战斗机护航，轰炸日本本土的轰炸机就安全了很多。这之后，有上万架次受伤的轰炸机降落在了硫磺岛。 算下来有将近两万名飞行员得救，光这一点就可以说是意义重大。日本这边，立林中道死后被追封为大将啊，所以他指挥的这次自杀冲锋也是日军自杀冲锋史上级别最高的自杀冲锋。他的指挥得到了战后双方军事史学家的一致认可啊，当然这无法挽救他们的结局。两万多守军几乎全部战死，至今呢只有这个。 不到一半日军的尸骨被找到，啊，还有一小股日军呢，在山里打游击。其中有两个人靠抓螃蟹、老鼠和偷美军粮食活到这个一九四七年，啊，偶然发现一本被丢弃的杂志，上面有美军士兵和日本人在东京的合影，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就这样，俩人还又坚持了两年。 一九四九年才出来投降啊！一九五一年，其中的一位那山阴光福回到硫磺岛，试图找回当年埋藏的日记，结果没有找到啊！于是绝望中从折钵山上投海自杀。 戏剧性的是一九六八年硫磺岛施工偶然发现了他的日记啊，所以这位啊死的够冤的。在硫磺岛阵亡的日军当中啊啊，有一位非常值得一提的西竹一大佐啊，这位姓西，名字呢叫竹一啊。 他本来是中佐啊，然后战死之后呢，晋升为大佐。那日军这个这个死个佐官，这算什么？为什么非要提他呢？因为他是一九三二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马术冠军啊。这个奥运会啊，可能现在人不熟悉了啊。这是咱们中国奥运第一人啊，刘长春参加的那届奥运会啊。西竹一得了这个马术冠军，这在日本乃至全亚洲至今都是唯一的一枚奥运马术金牌。 西竹一啊，一表人才，一口流利的英语，又是新科奥运冠军，一下子人气爆棚啊，成了这好莱坞明星争相追捧的偶像，甚至呢被授予了洛杉矶荣誉市民的称号。在硫磺岛呢，西竹一担任第二十六战车联队的联队长啊，命令呢把坦克上的炮塔拆下来当固定火力点啊，给美军呢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后来呢，所有坦克被击毁了。 西竹一呢和手下的士兵退入掩体，是吧？期间呢还曾经拿出一些药品给受伤的这个美国俘虏，这在日本兵看来啊，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样，是吧？进攻掩体的美军听说守军将领是西竹一，好多人从小就是他的粉丝啊，就拿这个大喇叭广播，啊说全世界都将为失去西南爵而惋惜啊，他是贵族嘛啊，但是呢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西竹一在这个受伤之后开枪自杀啊，年仅四十二岁。据说死的时候呢，手里还握着夺金牌时候用的那根马鞭。西竹一死后仅仅一周，跟他一起夺冠的那匹马，名字呢叫天王星，也病死了。 就跟有心灵感应一样啊！另外呢，还有这个一位奥运游泳亚军啊，叫何时达武中尉，也在这个硫磺岛上啊阵亡啊。这些体育明星沦为炮灰的事儿，在二战的日本啊比比皆是，是吧？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吧？如果你喜欢的那些明星，甭管是踢足球的、打篮球的、唱歌演电影的，如果穿上军服去打仗啊，谁都是一颗子弹的事儿，死的死，伤的伤，那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感觉。 啊，这就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有很多这个文艺作品都描写了硫磺岛战役。啊，美国著名的导演伊斯特伍德在2006年这一年里拍了两部电影，一部呢从美国角度拍的啊，叫《父辈的旗帜》；还有一部呢从日本角度拍的啊，叫这个《硫磺岛家书》。啊，我个人觉得《硫磺岛家书》的水平啊，明显这个。 更高一些啊，把战争中的人性拍的这个更加细腻啊。由这个日本著名的男星渡边谦饰演的莅林中道也非常出彩啊。大家有空呢可以看一看啊。在硫磺岛战役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美国人就已经开始准备对琉球群岛上最大的岛屿冲绳岛下手了。那现在日本人可以说是山穷水尽，除了这个神风特工，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招了啊。 仗打到家门口了，日本人决定派出最后的王牌大和号战列舰出击，吸引美国人的注意力，好给这个神风特工队增加一点机会啊！这次行动的代号就一个字天啊。天号的行动计划也特别耿直，以大和号为核心的舰队只带单程燃油，直接开赴冲绳岛，消灭美军舰队之后炮击登陆部队，弹药用尽之后，所有船员上岸啊，作为步兵战斗。 这命令说白了就是让大和号去自杀啊！这个不过大和号也不是省油的灯，别忘了它的姐妹舰武藏号可是中了十九枚鱼雷和十四颗炸弹才被击沉的。那么大和号最终命运如何？冲绳岛又将鹿死谁手呢？咱们下集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